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翟建民，翟大腕儿啊，不敢当，又来了。就 <laughs> 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介绍您了。他是香港这这非非常非常著名了，这这多少年，四十年了都有了。四十年，四十年的艺术品经纪人，但是又不止这个，对吧？呃，他现在他也是收藏家。 而且你现在还是电视名人，整天跟着王刚一块在电视上砸瓷器是吗？ <laughs> <laughs> 哎，今天要要找他来砸比较像，他有气魄， <laughs> 他他整个范儿像像老大。 丢，把东西丢在地上去。你是说广州话的吗？ <laughs> 他是，他是，人家有外号叫翟帅，现在是吗？嗯，古开古董行的，长成这样就算帅了。不帅。 <laughs> 但是今天啊，咱们翟老师给我们拿出的，哎，家辉，真东西。虽然我品位很低，但我也听说，嗯嗯，我是喜欢宋词的。哇。呃，喜欢宋词那种美，那种美学啊。呃，今天他拿来。 三件宋词，嗯，三件都是宋词。但是文涛找错了，你应该是找马未刀吧？你打电话打错了，马未都，马未都，找找马一刀，马未都， <laughs> <laughs> 妈妈找错了，我我一窍不通。 <laughs> 你是打电话一姓马的，找你来跟我一块当学生，咱得跟翟老师学习学习，不敢当，不敢当，教我们欣赏欣赏宋词。呃，从哪个开始？呃，他那宋词主要他的高峰期。 的瓷器哈，它是带动从呃从它的整个宋代的文化文人的那种文化气氛，而影响它的瓷器手工艺等等环境哈。那么呃，我觉得从北宋到南宋之间，它的高峰期涵涵盖好好几百年，嗯，非常丰富，各大窑口，各大窑口，各领风骚啊。啊，比如说有。 北方的，北方的窑口汝窑啊，汝汝定啊，这个都是北方的，就是我们在陶瓷史上的五大名窑之二哈。嗯。那然后呃，汝官哥定钧，三三大名窑，嗯啊，都是在北方，对吧？官与哥在南方，南宋呃，南宋时候是吧？对。那么我们眼前呢，我带了。 一个是北方窑口的钧窑，钧窑啊，这个就是钧窑。一个是建窑，啊，南方的建窑就是窑，对对，就是建窑的意思，就是福建做的，嗯，呃窑啊叫建窑。能够我们多少钱吗？ <laughs> 这个？啊，这个要是拍卖，要现在市场上，现在哈，大大大概，嗯，现在就挺挺挺好听的了，这个这个价位啊，嗯，过去呢就挺凄凉的。 那比如说哈，呃，我说现在吧，如果这个碗呢，在其他一般的行家手里呢，可能会要你两百五到三百万。我听着还少了。啊，现在哈。啊，现在。那过去，比如说我学徒的时候，三十多、四十年的时候，啊，一个这种那么难得的油滴碗，我们当时也也也要卖两两二三十万吧。 哎，你看最近苏富比拍卖的那一个一个定窑，就这次跟鸡缸杯对一块卖，那个定窑最后是卖了几千万吧？不不不，一一一千多，上亿了，过亿过亿过亿了嘛？啊，过亿，上亿了。对，你看都是宋宋瓷。对对对对对。但是那个呢是刘泉有绪名牌，啊，它是刘泉有绪七二年第一次上伦敦苏富比的拍卖了，当时的价钱已经不不少了。 嗯，好，那我说回这个碗哈，今天比如说两百多三百万，嗯，那么我们学徒几十年前也二三十万，那么相对几十年之后才多了一个零，其实挺凄凉的。嗯，如果当时三四十年前，你以二三十万买一件清代的官窑珐琅彩都可以买到，嗯，当时，嗯，啊，那么现在多少钱呢？好几千，甚至不过万。 不不过千过千万过千万对不对？如果是买到明清的瓷器，那这个才两三百万。那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很有投资升值的空间嘛。哎，说，你可以现在卖给我吗？ <laughs> 我今天带来 <laughs> <laughs> 这个，我们回头单说啊。对对对对对，来，这个我们也借借接演一演这个呢？这个这个呢也是我我觉得宋词呢现在才开始有点阳阳光。 是吗？三四十年前，他有个高峰的呃高峰期，就是呃日本经济还是很旺的时候啊，很鼎盛的时候，对于宋瓷有一件买一件，有一件买一件，嗯，到欧洲、美国、大牌，包括香港，谁有他们都吸纳的，嗯，都吸吸收的。但是呢，经日本经济泡沫之后呢？ 对于宋瓷，他们不是不喜欢，他们也喜欢，但是那就经济的问题就开始停了，不买，那影响整个世界对于宋瓷的价钱啊。像所以这次那个定窑的碗，对，拍过亿的那个苏比的那个，据说也是日本人买的，因为这个这个碗也是从日本出来的，呃，应该是在日本几十年了，七二年之后一直在日本。 一个老藏家里边，最后他最近拿出来拍，嗯，所以呢，这个宋词呢，呃，我觉得最大的市场价价钱影响幅这个这个幅度高低是日本，是日本，哎，日本人好像这个审美啊。 我觉得跟这个北宋、南宋更更亲近，很亲近，很接近。嗯，我们大部分我们比如说去日本的时候，呃，留意一下他留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他们的建筑。对。很多很多都是唐宋的老建筑，或者是仿造唐宋，呃，包括很多茶道馆、茶馆，很多老庙里边的一些茶食。 那些茶石现在很多都定为国宝的，不能动的一个小茶石，比如说四个席，点啊，嗯，席啊，四个席那么大，对，比如说他们就进行这个茶道的欣赏，也也也也也给那些大官贵人呢，在开会啊聊国事的时候用的这种小的房子。 现在都呃列为国宝的，所以他们那国宝级当然了，那就算稍微普通的，他们都要保护。最近几年台湾比较乱嘛，一方面中国大陆富起来了，流行移民，台湾比较乱，好多人准备移民。在台湾移民出去买房子的人里面，大概有三成多去美国买房子，现在呢有三成八是去日本买房子。 而且特别喜欢去京都，嗯，然后跑去京都，然后内地很多有品位的，开始也有品位也有钱嘛，就跑去京都。所以京都最近就推动立法，就是说现在争议在于说是不是那个法律只针对华人，还是 OK？你谁来只要非日本人哈，他都管，不准你买房子买房，你在那边。 想买个房子啊，要经过整个社区来投票，投票啊，要不要卖给你？他怕你华人嘛，不管台湾来、香港来哪里来买了，马上在京都弄一个 China Town，那对不对？把他们东西全拆掉了。那个古古朴的城市，对对对。哎，陈老师，给给再给我们表演表演，说说这里边藏着什么东？藏着什么东西啊？天外有天啊！对， <laughs> 我这这是一个呃什么窑？钧窑，这是钧窑。这个是一件北宋的一个钧窑，一个杯啊。 北宋的，另外你看看这个底足非常的细，还有呢包包着一层这个护胎釉，对，它不是直接的胎，嗯啊，再有一层护胎釉在上这个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底足这个胎呢有点光光的这种这种感觉是吧？嗯，这个叫护胎釉，然后呢底下呢有一撇这个底釉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典型标准的，呃北宋的这种手工艺，嗯，再加上了它这个造型。 线线条，色泽多多素雅啊！这个线条漂亮，叫莲子杯，好像我在老虎曾见过。 <laughs> <laughs> 山寨的，哎，让我说，这有什么特异功能？这个这个这个有什么特异功能？哈，哎，我们慢慢留意一下哈。哎呦， 哎呦，这个人儿， <laughs> 小人儿出来了， <laughs> 真是探头探脑。 <laughs> 有个小的小的一个小小人吧，嗯，飘起来，哎，浮起来很好玩，很好玩。这个我们叫什么呢？叫公道杯，公道，公道，公道。比如说，咱们两个，嗯，在喝酒，嗯，或者是喝茶或者怎么样的时候，那你就不能贪心了，嗯嗯。比如说你倒倒倒倒倒倒很多。 这个小人顶出来了，顶到哪一个尺寸的时候，你就要停了，你不能贪心，所以叫公道杯。嗯，呃，目前我认为所发现的完整的这个杯，全世界可能就只只有这一个。啊， <laughs> 公道杯真是。钧 <laughs> 窑的公道杯，清代就很多。哎呦，有意思。哎，那我那我我。 他是我偶像，我能够学他一下吗？把东西拿起来丢了。砸了！砸！对对对。 <laughs> 那么我们呢？这除了这个那么有意思的这个小杯哈，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八百年前，北宋时候，八百、九百年前，嗯，这个工匠怎么能够把它创烧出来？嗯，全部有上了釉。嗯。 这个这件小小人也是泥，也是有肉，它能不粘在里边，烧的时候不粘在里边，能够胎与胎之间能够隔得开，对不对？才能。 才能不粘在一起嘛，粘在一起就没有那个公道味了。嗯，对。但是你说这个，呃，我是完全的，呃，非完全的外行啊。嗯嗯。对，我就是从这个说这个美感，咱就说从看画的这个体会上。是。你比如说，都说明清的这些瓷器啊，那那个花团锦簇的，是卖到特别贵，卖到几个亿。对。对。可是啊。 我老觉得他要跟一件这个宋词摆一块儿的话啊，我我就我个人幼稚的看我觉得宋词是艺术品，真的，那那个是工艺品， <laughs> 它是巧夺天工，它是工艺。可是你看宋词的这种这种美感，但但。 淡淡扫淡扫蛾眉，对对淡扫峨眉是吧？就是这种这种颜色，你就想象一下，尤其你像汝窑，就是宋徽宗对对对对他的宫廷里指定的，他用什么？用的这种哈雨过雨过天晴云破处，这种素雅的单色的，但是它那个色泽又像是有点哑光，我觉得有点哑光，不是那种贼亮贼亮的。对对对啊。 包括有一点玉的感觉，有点玉的感觉，有点玉的感觉，含蓄含蓄的美，对，含蓄的美。广告广告广告，他要抢瓷器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翟老师他是有贡献的人，而且我觉得不像香港人。所以我那天一看，你是我们山东老乡，对对对，老家山东人。你说香港人哪有这样的？他整天免费给人家看东西， <laughs> 是吧？一天看上百件，是不是？这个是他家里还有他的企企业的扫地出门都不要的东西， <laughs> 而且他他促进这个事业。这个我前一阵还去看那个就是那个这中国古玩博览会，嗯，是你搞的吧？是是是是，就他搞的嘛。是。但是我要跟你打听的是。 八卦，嗯，是不是最近的这一届，嗯，有有个女的偷了一件东西，哦，去年是去年，去年不是今年，是偷了个碗还是偷了个杯？ <laughs> 偷了个小杯。那是怎么个故事呢？她她是可能是从广广广广州啊来旅游，顺便。 来参观一下，顺了一个走，那就顺手的拿走。 <laughs> 那为什么最后好像就是你们你们就是媒体报道这个事？对，他主动的打电话，对，说要还给你们，那为什么呢？那么吧，这个杯子呢？呃，是个法国的一个参展商啊，拿过来的。那么他的呃，好像底价得四百万，那也算一个事情啊，也报警了。报警之后呢，香港政府我们报警，报警就立案。你要没想到呢？ 中央电视台也播出这个案件，结果这个女人在广州啊看到中央新闻啊说少了一个被香港的展出怎么怎么这样子，她可能害怕，怕主动打电话给给我们。 然后呢，就说我不小心呢拿了一个杯， <laughs> 那怎么办？ <laughs> 他可能他可能说根本不知道那么贵，那还不是一个杯吧？是一个胭脂红雍正的一个杯啊。然后呢，那我们当当当然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了，就打电话就呃帮忙联系啊，这个杯怎么拿回？那么就好像特务一样，我们看电影一样啊。他呢就把一个杯呢放在一个某一个一个车站的一个 locker。 啊，密码箱，密码箱，啊，啊，就就就按密码的那个，啊、然后呢，双方呢，呃，就互通信息，然后让呃对方啊，就是那个法国的那个那个员工啊，去到广州哪一个站，就。 把那个密码打打开啊，就算还给你们，就还给你。然后里边呢加了三千块钱，这 <laughs> 算认罪费吗？ <laughs> 给他路费，一个路费啊，路费。你们也不再追究他了。那么香港政府警察也也没法追究了，是吗？因为他在内地。假如这种情况在香港，我才会追究，因为你香港会追究对？你不报警没有问题，你报了警，他一定要立案来查嘛。对他大不了追究呃追究抓到之后，你们倒过来替他求情，对对吧？就说哎，没关 这杯其实值三十块， <laughs> 我还要找你两千九百七。 <laughs> 所以，所以这这翟老师故事多了， <laughs> 但是我我对你有个问题，因为我在江湖之上听说呀，他名气太大了，他就看这个瓷器，火眼金睛。但是你知道吗？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嗯，就现在这个高仿词，嗯嗯，他们说做到这个乱真的程度，甚至听说做到啊，你都走了眼的程度，甚至我听说的是什么呢？嗯，就冲着你来的，就就你知道吗？就好像就是说，他要把翟建民给坑了，那边的人就偷着乐。 <laughs> 而且呢，把我弄了哈，我还不敢说。 不敢说话， <laughs> 哑巴吃黄连啊！哑巴吃黄连，自己就放在床底下算了。嗯、有这个有这种事情。我所以我想知道的就是现在的高仿啊，到底最高水准能做到什么？就是你要没有情报的话，嗯，你真看不出来。那首先，我们经常现在不是很就是很方便的手机的彩信，对，那现在更那个什么了？微信，微信了。对，这个照片，我们习惯，最十几二十年前我们就习惯就从电话里报。 我发现一件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么就根据他说的，我们就衡量这个东西有多少百分之多少是真或者是假。嗯，我们就能判断。嗯，然后有彩信了，彩信呢，看看手机照片的时候就八九不离十。嗯，就能判这件东西真的假。看照片不上手就能认？没上手啊。然后再好，比如说很接近了，真，价钱也合理。 然后我们就，呃呃，去安排看看东西，看实物。呃，现在微信就更发达了，更清楚，又能放大。对。但是现在的科技，大能够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们看照片怎么放大，都不敢在照片上定真与假。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哎，你说将来这个科技它要是无限发达了，嗯，比方说现在都听说那种三 D 打印机，嗯，那不是一完全一模一样。不行，还是最后还是一定要上手，上手看这件器物，你才能有百分之一百的答案。 上手就能百分之为什么上手？科学能够帮到你们吗？科学帮到能补充。对。宋这对对于宋以上的，呃，瓷器陶器能帮。嗯。但是首先还是目测目测是吧？目测。首先还是传统，我们用眼睛看。嗯。眼睛什么意思呢？你去看一件器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上手？是包括，包括，呃，它的重量、手感，这个。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判呃呃判判决鉴定意见器物的重要性啊，除了我们看造型，比如说这个呃小碗，呃我们看这个造型，看这个釉，对，呃胎，这个都是用眼睛看的，对吧？然后你要 touch，你要触摸。 触摸、足摸、触摸，哦，触摸、触摸、触摸 <laughs> 它， <laughs> 触摸它的嗯，轻重、分量，都非常重要。那当然，你摸的少，你肯定肯定你对那个那个那个感觉不同，是一个道理。 <laughs> 不跟跟谈恋爱一样。 你谈恋爱，你从来不摸一下你的女朋友的手，你的感觉又不同，对对不对？从来不摸太多，也你这么没说，他就听懂了， <laughs> 还是不一样。摸太多没感觉。广告，广告。三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这一件还没跟我们讲呢。哦，是，对，是这件是以南宋。南宋。南宋，呃，这个呃，学术的这个说法哈，叫青白瓷。嗯。南宋青白瓷。 呃，套壶，嗯，那么行里的说是呃，宋胡田窑，胡田窑狗头壶，狗头壶啊，这个行里是这样说，狗头，因为它的壶这个盖子是一个小小小狗一样，叫狗头壶，它是狗吗？还是狮子？狮子是个是个小狮子，对，但一般我们都叫呃狗头壶，对，啊，这个呢，身身体呢是素的。 素的啊，身体是素的，对。然后呢，呃，这个温婉呢，嗯，是莲瓣形的一个温婉。啊。那么我就喜欢宋词，它这种素啊，对，这种漂亮美呀，美，真的大的美学，你觉得是？是是是是。那么这个呃，引经词哈，嗯，如果说嗯，现在哈就有有有见见露阳光了，现在呢，呃，有一套这种完整的话呢。 也会开你三百万以上啊！但是哈，这套壶呃，我我我五年前买的，五年前买的还不超不超过五十万。哎呦，还不超过五十万。那当然，它里边它里边包包括很多呃，对，这个也应该给大家。 展示一下，你看这儿打了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小口，是吧？您您您您拿在手里看，对对对，这个就是说啊，对于宋以上的瓷啊，现代科技手段能起作用了，对，是吧？它它它需要需要打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小小小口子、小洞吧？小洞来来检检测检测对年呃这个误误差范围在多少？它有三百三百年的上限上下就是一百五一百五上一百五下。 就误差三百年啊，所以听说他们现在的高仿啊，或者说做假货，有些就故意哈，不是高仿，高仿是告诉你我是高仿的，对，有些假货就是都是假，除了那个笔，对吧？嗯，他拿了真的古董的东西来接上去，对，然后让你打出来，你就以为是真，那的确是真啊，只有那个笔是真的。对对对对，所以好多人这样做，对，所以，嗯，我们我们作为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 经纪人，经纪人。吧。